锵锵三人行，其实我觉得我们也不用每天，虽然是日播节目，也不用每天紧追赶新闻，是吧？怎么追也追不上？没错，我们就我的朋友讲，我这个人就是慢半拍。我发现连我们主持的节目啊，都是慢半拍，因为你一个星期就两天录像，嗯，所以你要真赶当天的新闻，你只能有两天，从第三天开始就渐行渐远，渐行渐远。除非你能预言。 否则你是永远赶不上的。所以他要能预言两天后的事情，早炒股票去了， <laughs> 还做节目。哎，预言将来咱们做不到，但是预言过去咱们可以。这不叫预言过去， <laughs> 就是说反正过去的事儿都知道是吧？都能哎也不一定，也不一定真不一定过到过去的事情那就不容易了。所以啊，我就说我们今天也未必要追赶现呃现实追赶未来。 有的时候，其实我个人呢，业余生活的很多时间呢，我是追赶过去。哎，你像最近呢，就跟我追赶到了一个什么呢？我有点迷梅兰芳了。 <laughs> 不是，这真是追赶过去，就是什么呢？他们给我找了一个片子，找到了一个啊，叫《生死恨》。首先，你知道是谁吸引我呀？因为过去咱对京剧不感兴趣。首先是这个导演，你知道费穆吗？ 不知道。哎呦，你应该知道他。费穆啊，是一个在很多年里啊不大被我们提起的导演，但是在近些年呢，在这个电影界那是非常重视的一位导演。费穆像《小城之春》，所以著名导演田壮壮不是前些年还翻拍吗就是向他致敬，向他致敬，向前辈致敬，《小城之春》。哎呦，我一看他找来这个拍的梅兰芳的这个舞台片呢，导演是费穆。嗯。哎，是一九四七年的时候，他跟梅兰芳。 合作的这么一部电影，反正那个片子看的，我跟你说，广美，要像你吧，没有心理辅导，你当然是看不下去，你知道吗？整个从头到尾，这屏幕都在下雨啊， <laughs> 然后我不知道拿什么录音，这不是钢丝吗？还是什么？反正一直这声音呢，就是钢丝拽轴承的声音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哎呦我去，听也听不太清，但是为什么就是把我看醉了？对，有味道。 就是我跟你说，这玩意儿就要沙中取金呐，你就要透过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下雨一样的画纸啊，和那个钢丝拉胶承一样的声音呐，你看里头的东西啊，包括剧情你也没看懂吧？看懂了，哎，剧情说的是什么呢？呃，这个这个梅兰芳和江妙香演这个。 夫妻俩说的就是宋和金嘛，当时他们夫妻俩什么被这个金朝这边的一个人强迫，怎么着？反正就呃强迫婚配啊，还强婚强嫁。 但是最后呢，这个梅兰芳就是娘子啊，劝这个老公啊说：“你应该回大宋朝去，你应该逃。”逃哎，最后两夫妻二人分散，流落他乡。最后她老公名成利就了，当了官了，回来又找这个老婆，拿着一只什么绣花鞋呀。最后老婆怎么见到这个鞋呀？哎呀，一病不起啊，思念忧郁成疾。就这么一个故事啊，就是生死恨。但是我跟你讲，啊，我就知道这个京剧啊。 原来是可以迷人的，而且我也知道为什么这个梅兰芳当年能够火的。哎呦，就是有万千人，你知道梅兰芳当年的这个盛况吗？就是那真是姑娘、小伙儿啊，家里的媳妇儿，就家里从老太太到小孩，倾巢而出啊！我就觉得，哎呦，我有点看出来了。嗯，就是无图无真相。 来来，没错，放着放着。我我找我找了几点新人，不是，我得给你们做好心理辅导。你比如说啊，听是听不清，对 <laughs> 听，我听的啊，你就看光这个身段儿，哎，你就知道，哎呦，他就是被这个棍子打呀，嗯，被棍子打，他都能打这个小燕儿，小燕儿翻飞， <laughs> 你知道吗？哎呦，这个掐一下，这个文涛顿时有入错行的感觉啊。 没入错行， <laughs> 你你你这刚才那两招也不不没没没入错行， <laughs> 就知道这个行里边深似海呀，就说呀这个这个，哎，咱们先看第一段啊，先先给你看看。 哎，就他被打的一段，被打都能打得像小燕儿翻飞一样。对，而且你知道他多大岁数？那个时候，那个时候已经五十几了吧？看他了解五五十出头。我为什么特特特别想看这个一九四七年？老实说，我过去对梅兰芳乃至于对京剧没有什么认识，因为我看到的梅兰芳啊，都是那个建国以后。 拍的一些个电影，那个时候他更老了。说实话，那玩意儿就跟打太极拳似的，哈，长得样也驼了，你知道，没法看。就我，所以那就是我就 <laughs> 那个精细迷骂你了，看什么？ <laughs> 不是他老了，我就是说，对于我这外行，我初次看到的是他老了以后的样子。到最回几，他四五十几岁的时候，身段就还好。 对吧？而且还算灵，就是灵活呀！我就已经能够呃看醉了呀。就是说，而且你你知道，咱看咱外行啊，我为什么我觉得这可能是人类共通的语言？为什么外行呢？就是你知道吗？你整整个看下来，徐老师啊，你才发现啊，这个了不得的形体动作，他一直没停过，一直都在动。就不管是你听听人唱还是自己唱，你想他全身呢，一直都在动，一直都在动。 而而而且这个洞，你在任何一个点上按暂停都很好看，都是美的造型，嗯，都是美的造型，都是美的定格。这是梅兰芳跟多动症的区别。这个多动症也一直在动，一按下来不好看。没错，所以你就知道这千锤百炼。哎，你说咱说一个淑女，你一辈子什么时候能练到这种程度？就说这个人呢，走猫步的时候能不能任何任何一下定格，就是一个美的定格。这家伙。 通常截图都是那种歪嘴斜眼啊，然后那种眼睛那个都是不好看的。你看过梅兰芳吗？我我就告诉你，我这辈子唯一这是我第二次看到动态的。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动态的是一分钟的片子，那个时候应该是一九二零年的时候，他到那个呃美国去做一个文化交流。呃，那个时候是应该是好莱坞的派拉蒙电影公司特别从加州飞到纽约去。 拍他，一共只拍了一分钟而已，就看了那么短短一分钟。那个时候他还特别年轻啊，真的是年轻貌美。为什么轰动美国呀？按说当年那个时候二三十年代啊，来自中国的这么一个京剧，就是轰动美国，在纽约好像最后做百老汇百老汇两周。呃，对呀，你当时你说美国人完全听不懂，看什么？我估计跟我看的意思啊差不多，就是。 你你你看啊，就说他这个他这个动作，我给你看看这个照片，你看就是专门有研究梅兰芳这个手型。你再看下面，再看，这是一个男人呢。再看，再看，你瞧，光一个手啊，一个手手部的这个这个动作就 <laughs> 好厉害。你现在找到这些片子，你知道他第一次到日本去巡回演出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。 日本的影评剧评家怎么评论他的吗？他说：“有了这么一双手之后，所有女人的手都可以剁掉。”真的。 <laughs> 我我看完这段评论之后是蛮震撼的，所以那时候我一直在想说，那这么一双手是什么样的手？你竟然就把照片给找到了。我仔细观察了，并不是说他的手的生理的这个手啊，比你们女士的手就能好看多少？不是，完全是修炼。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姿态，你你你想就说这个这个人呐，他任何一个姿态在动中，真像就是比如说电影，呃，我估计你拿电影胶片看，二十五格，每一格都是漂亮的，这个了不得，这个了不得。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了。 我老实讲，我现在看京剧，就是在电视上看见的这些个，所以我就有一个感觉啊，就是说，没京剧不振兴啊。也许这原因那原因，他们都讲各种各样的原因，也许就是因为没出个梅兰芳啊。你要有个角儿，哎，就像梅兰芳这种，我就觉得我现在一下子能理解当年为什么他能够万人空巷，多少人上至知识分子，下至贩夫走卒啊，迷他那那迷迷的就就迷到那个程度。 现在要有梅兰芳，也不过就春晚站成一排唱一句吧，对不对啊？祖国山河什么和谐？这现在一排名角，每个人一句。现在的京剧就到这个地步。你你知道这个真的是有区别的。那咱们那天，咱们的常子跟那天跟陈丹青说，最近说很有名的一本书叫《安池人物所忆》嘛，就是陈巨来先生，他就写他们那个时候老看戏的，老看戏。他一讲啊，大家就都能明白。他说当年。 杨小楼演大将，那就是大将；杨小楼演孙悟空，那就是齐天大圣。他说：“但是要别的演员，你去演什么赵云、马超，那看着就是个偏将，就是个副将。呃，别的演员你要去演这个孙悟空，你就是个猴。你这，这是有有分别的，你明白吗？咱们先接个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” 再还一段啊，这这这一段稍长一点，因为这一段里有几个元素啊。首先是一起来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梅郎啊，我的梅郎啊，就是把这个袖子挽一挽，把这个手啊裸裸裸裸裸裸露出来，光这个过程，哎呦就值回票价。然后接下来呢，你看我就说费穆他呀，虽然是说是根据舞台剧呃拍的电影。 但是呢，你看他作为导演呢，这个我不知道尝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吧？哎，你看他就有，咱们你看四七年的时候就有了，梅兰芳和一个纺车在这儿意淫，啊不是不叫意淫了，在这儿这个 <laughs> 互动，呃，月描越， <laughs> 就就是他他在放放吧，跟纺车在互动，而且这个电影镜头，这就是电电影镜头又是这么拍过来，这又跟京剧那个呃舞台片好像又不一样。 所以说，我就说这个多个因素，你可以看看一分钟。 我这个呃，上次碰到汪涵呐，他是苏州人，嗯，很喜欢那个评弹，嗯，我就给他一个建议，我就说你现在应用你那个芒果台的这种民众的惯性收视啊，你应该做一点就是推广弹词开篇的这个工作。我的意思是什么？我说这些艺术精品啊，在现在这个时代面临的什么微博啦，面临的大众电视啊，在这样的一个一个时代。 真的要很多人，比如白先勇做了很多工作，大家知道，嗯，对不对？嗯，所以怎么样？你你这个东西，要是你原来还是这样来放片子的话，那你是心相好啊。那你现在一般的年轻人，他这样没多久就，理解。对，但是总有一些方法可以把这个东西传承下去。他们说现在这种选秀啊，将来要要取消，明年要没有，我觉得取消不是一个办法。但是你可以在这中间有引导，有提高。 不要千篇一律的都学一些流行歌曲或者是美国的什么歌曲，一定像武林大会一样，一定抄美国的东西。如果有一个年轻人，我们想象一下，有一个年轻人，他用一种现代的方法，但是学一点梅兰芳的东西，在这种节目里出来，成为一种新的大众偶像，我觉得这不是就叫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吗？嗯，这个这个是学界一直在研究的一个东西，因为我们看这个东西，上一代人欣赏。 说实在话，我们这一代人青黄不接啊。我小时候，我爸爸带我看马连良，我跑到隔壁去听《红旗颂》， <laughs> 你知道，我爸爸一直跟我讲抗战，他一直反复的讲，因为他在日本人占领上海的时候，把医院院长辞了，嗯，就以后他就再没做过。所以梅兰芳留胡须对他来说，就是等于是一个直接的榜样啊。所以他四五年美琪大戏院这场这个那个那个那个《牡丹亭》啊，对我父亲是。 很多的钱进去，他不知道给我回忆过多少次。后来我一模一样听白先勇说过，就是当初梅复唱，对，就是他付出的这一次。美琪大戏院这个剧院现在还在啊，很惨啊，这个剧院现在那个气氛哪里对得起当初梅兰芳？我们不是说梅兰芳是不在了，你他演出过的地方，你今天也稍微做的像样点。现在你去看美琪大戏院，都是这种三流的俄罗斯走穴团在那里演出，且不知道什么东西。 但是当初就是这么个历史盛况，所以我总觉得我们对于这些这么好的东西啊，我们我们应该做些什么？就现代的人，尤其是像像像你像，我觉得你做这个节目，我觉得真的很好。就是说，我们不管懂多少，我们把这些东西借用任何大众传媒的力量，把它。 就是让后面人知道有这么样的东西。中国人到了将来再过多少年，很多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了。你你知道，我总觉得啊，可能这是这个这个是科技进步啊，还是怎么着？咱生活变了，就是说现在的玩意儿啊，技术含量、个人才艺的含量啊，越来越低，功夫的程度啊，越来越低。包装，整天讲包装，包装打造，呃对吧？所以说，比如说你跟一个大街上随便一人，其实唱歌区别很有限。 但是呢，你就火了，他不是明星。可是呢，你像梅兰芳这种人，我我就说，当年包括这个四大名旦呢，像你说的马连良是这种，你要咱要看进去。我跟你讲，人生打开一个享受的世界。像像梅兰芳的这种京剧，到美国去，美美美国人当成舞蹈看呐，说这个一个男人怎么可以这样神乎其技啊？ 你知道他当初计划去美国应该是只有两周的时间，他到最后在美国滞留了六个月的时间，他已经后来都成了全国巡演了，连那个胡佛那个时候当时的胡佛总统都非常希望他能够去，但是因为时间没撞上，最后他们两个人都非常的抱憾。更重要的，我看到一句话，我觉得好感动，就是他到芝加哥去，他去参加芝加哥的博物馆，芝加哥博物馆里面有一个区域是叫做呃，可能就是中国区。 然后那个馆长呢，就拍着他的肩头说：“我们花了十几年的时间，几千万美元，想要宣扬你们的中国文化，但是事实上我们没有办到。但是你竟然就用一出戏，就让我们全美国的老百姓知道什么叫做中国文化。”哎，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不能忽视啊，个人或者说一个角儿，或者说一大师，他在一个行业当中的这个作用，一下他出来了，就是一个。 你比如说，你像梅兰芳，我就是说我看过一些西方评论呐，就是美的造型。这家伙，你比如说，他啪这么一弄啊，我就发现啊，他要没这两条袖子垂下来啊，看着有点像个像个鸡，不好看。确实是这儿垂垂垂下个袖子，这儿垂下个袖子，身子一这么一弯，哎，他就是个美的造型。他琢磨过，你明白吗？而且就是说我我我我就觉得你像梅兰芳这种啊。 都说京剧是什么城市化的表演？过去我一听，我说那既然是城市化的，那就不爱看，咱们不爱看。后来我发现不是这么回事这是水平。但是基本上还是一个大课题，就是说以前的艺术是由帝王是由贵族扶持的，欧洲也是莫扎特啊等等，最好的艺术家是跟国王有关系的。那中国的京剧也是跟清史跟跟皇室有关系的。 二十世纪以后，这个大众传媒以后，就是跟跟市场有关系，这是一个大挑战。我觉得，呃，你刚才讲的大师哈，我我还是相信大师是在一大群的普通，就是有花园才有大师，是对不对啊？所以当时关于梅兰芳也有很多批评的，你知道鲁迅就不喜欢吗另一个大师就不喜欢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所以各个时代，我我总觉得现在大太大的挑战就是就是本杰明讲的。 我们从欣赏精英的、独特的、高贵的，我们抬着头欣赏的这一种，变成了一个现代艺术是复制的，所以我们是平视，甚至是仰视，是往下看的。什么东西都是可以打造、制造、复制的，嗯，是便宜的。这么一个大的时代挑战，太困难了。现在，刚刚那个徐老师刚才讲到这个，我就觉得很很赞同。其实呢，就是说，如果我去看了一些那梅兰芳。 的生平，他就讲到，其实他是一个生活上的白痴，他是一个戏剧精英，他他其他的事情他都不懂，但他身边有一群很棒的智囊团啊，现在叫智囊团，那个时候叫美党。那齐如山呐什么的啊，对，像这帮人就给他很多的建议，也骂他，也说，哎呀，你哪里不好，你哪里很好，哎，我们怎么样可以让你变得更好？帮他修本子啊，帮他想很多点子，所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，他也是打造出来的，也是一种包装。哎哎。 真是，怪不得现在没有呢。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你要而且啊，还得要有像费穆这样的人。他们说梅兰芳这个人其实挺前卫的，就是很早的时候他就爱拍电影，一直到老年他也爱拍，所以你今天你才能看到。 我现在再给你看一段，这其中还有跟他配戏的，江妙香当年也有什么，这好像京剧大王之称，呃，给他配戏的，就是哎，你就说中国人的这种，呃，而且包括费穆的这种做梦的，就做梦好像做一个梦一样，两个人洞房，还是还是久久别重逢啊，两人就是个交叠啊，玩袖子啊，我觉得这种搞这个这个淫淫秽的，也在京剧里都有非常高雅的表现。你再看看，看看。 你看，这是费费穆的电影语言，那得想象，还画入画出，还玩这个。都回到你刚才讲那些高官达人，那个时候吧，你有地位了哈，你有有地位高了，有钱了，你唱堂会嘛，你过生日了，那要找，那为了蹭你的地位，我们就要找名爵嘛，我们显得我们有钱。那来了名爵。 你这个拍案叫好，你也要也要知道什么地方拍嘛，对不对？你旁边也会渐渐的对自己的艺术的欣赏水平也在提高。今天呢，社会真是不一样，现在就是很多很有钱的人，多少多少亿的人，他跟我们，他跟老百姓看一样的电视，玩一样的 iPad， <laughs> 对不对？他在有 iPad 三吗？ <laughs> 对，他最多追求个 iPhone 五，对不对？ 他没有别的东西让他去看，他他。但是黄美，你你说难道说演技不能这么琢磨吗？你也可以达到很高的。你要知道，他八岁开始习艺，他到了二十八九岁才。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珍宝总动员》。